闲言碎语不要讲。紧接着武松闹饥荒，施恩过来往市里。二哥呀，快走吧，别等到晌午头上热得慌。武松说：“快活林离这儿有多远呐？”施恩说：“二十五，来回五十还硬吧？”哦，武松说：“这点路不算么？不够恁二哥不点汤，要上马你上马，二哥我不点紧跟上。”哎。 赶得上吗，二哥？你上马吧，上马吧，别跟我弄些客气腔。施恩急忙上了马，后跟着好汉武二郎，还有陈毅，众人等，呼呼啦啦一大帮，举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个顶个扛着竹竿枪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就到了快活林这个街头上。施恩这边下了马，二哥呀，咱先在这里歇歇凉。 武松说：“兄弟，快领我走吧！快活的去找门神江大王。”石恩一听“大王”两个字儿，哆里哆嗦，晒了炕。呃，二哥呀，咱慢点走，慢点走，咱还得小心多提防。江门神可不是好惹的，他这个拳脚真不让。呸！武松说：“你算了吧，拉倒吧，别在这里胡嘟囔 你要是害怕，你快滚！我自己去走江大王。滚滚滚，都给我滚！别叫我武松气得慌。这时，恩万般无其奈，他冲着差役人等一嚷嚷：“三百人一跟我走啦！”嗷的声回到了孟州衙门上了。这武松大摇大摆往前走，他照着街上一打量，街上看。 菊都市十条铺的那个路，这两边金字招牌一抹黄，大买卖有珠宝店、人参店、对金店里带银行，有铜店、锡店、铁货店，那些个买卖带发行有煎钞馆、二婚馆，煎钞碰炸味道强。前边看就是个乱货市，做小买卖的乱嚷嚷。这个还孟州老好酥油饼啊，济南府学来的八宝汤。 那个说有牛肉、羊肉大蒸包，味道可口，豆腐汤。好汉武松不走了，高高拱手，开了枪。哎，快活岭，张王李赵四大姓好爷们姓蒋别打枪。姓蒋的老少爷们别多心，我是找门神蒋大王。我听说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啊，五毒俱全，坏中王。 他仗着身上的功夫好，无恶不作欺善良。我生来爱管不平事儿，今天找他论短长。蒋门神，你要是出来算好汉，趴在家里算女郎耶，好汉武松这么一骂呀，老百姓气大伙的拽衣裳。哥啊，这是哪里来这个大个子？怎么嗷嗷叫着马大王啊？ 这个大个大概活够了，俺自个儿长着不力量，那可就是你算了吧。你这个说话不在行，个子大，身子大，打起架来准沾光。这个大个没有秦龙的手，他就不敢下东洋；这个大个没有大狐狸，哎，他就不敢上山岗。来来来，咱们许个愿，咒咒门神将大王。哎，怎么个咒法？ 听我的，哎好，这帮子黎民百姓下了跪了，青天老爷听气象，你保佑保佑多保佑，哎保佑这个汉子王，他要能杀了蒋门神，俺大年五经烧高香。耶，这些个黎民百姓正许愿呢，就听见有人乱嚷嚷：“刀山开，我来了，爷爷我碰死不抵偿。” 大家伙照着正东看，我娘哎，可了不得啦！来了大王啦，快跑啊！啊，叽里咕噜一阵乱哗，大街之上翻了江喽！啊，咔嚓嚓，急撒了三锅面条子，是咕噜噜碰歪了两锅胡辣汤。那包子馒头地下滚，大人孩子乱嚷嚷。武松他照着正东看，哎，这个人不像江大王，江门顺。 身子高大够蛮长，赤红脸子大胖胖。这个人身子不过有八尺，我看他不像蒋大王。要说他不是蒋门神吧，可怎么老百姓见他走多长？武松这边忙施礼，哎，借光借光，多借光！我请问，正东边来的这小子是干么的？他怎么嗷嗷叫着老虎枪？ 过来个老头，六十多岁，一拽好汉武二郎，大个子，你少说话，站一边吧。说话多了沾不了光。俗话说，自己哥嫂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千万别管闲闲事儿啊！谁管闲事谁遭殃。武松说：“二爷爱管闲闲事儿，我听说闲事儿憋得慌。你给我说了没有事儿？要不说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” 老头心说：“我算倒了霉了，你看，我要是说了就得死啊！哎，我要不说也得亡。要是蒋大王知道是我说的，还不得给我个大开膛啊！我不说实话也不行了，大哥要揍我两巴掌，别说是揍我两巴掌，一巴掌见了吴老娘了。” 武松说：“你说不说啊？这我我说我说，这个人姓金，叫金四儿，呃，他这个外号黑面狼。蒋门神跟他是八兄弟，他们俩磕头烧过香。这小子仗着他哥哥蒋门神横行霸道，欺善良抢着吃，饿着喝，还抢过人家的大姑娘啊！”武松道：“说巧巧巧，这小子跟我对着床，你知道我是干嘛的？ <laughs> 不知道。” 我上这里揍大王，哦，你是来揍大王的？武松说：“对，来来来，咱们两个快动手，你我二人揍大王啊！走啊！”老头说：“我哪行啊？我没练过这一功哦，你不行啊，我不行，那躲一边别把鞋碰到你身上。”这武松迎上前去就要打，俺叫自己先别忙。武松想：我要冲上去就打，再把他吓跑了呢。哎，怎么着？ 我先逗逗他的火，对，逗逗这个小子。武松挤到人堆里，了，把身子往下一搓，他这一搓身不要紧呐，把旁边的人呢都惊动了。哎哎哎，大哥，你干干干什么这是？武松说：“都别动，你们看看热闹啊！”眼看着金丝走过来了，这武松一探身，照后脑勺，啪，就是一巴掌，和这金丝噔。 往前栽了好几步，差一点趴在就地上，站稳了脚跟，问声谁呀？武松猛一站，说：“我啊，你哟！”金丝儿想，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哎，你是哪来的大个子？为什么揍我一巴掌？武松说：“你那个脑袋没长眼，碰到我这个巴掌上，碰啊！我的脑袋碰到你巴掌上。” 还好嘛。要说是我的前边碰上，还说得过去。可我这后脑勺怎么碰上的？我这后边还长眼呢。武松说：“那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这。哦，你这个大个是找别扭啊？”武松说：“是啊，我就是跟你过不去，我就是找你不顺当。”“不。”“哦，你这个大个想打架呀？”武松说：“对了。” 我就想拉拉当年八子行，二爷，我听说要打架，好比吃米蘸砂糖。我三天不把那个架来打，我这个皮锤就痒痒。我皮锤痒痒了好几天了。来说，你给爷爷先杠杠杠，哦你真想打呀？哎，我说大个子，咱一无仇二无恨，你要走我为哪桩？ 武松说：“蒋门神和你是仁兄弟吧？这就是狗着狗来狼找狼。蒋门神小子上天里，哎，你这个行为也不强。我找他没找到，砰！你先替门神顶顶缸，顶。这这，大哥要打架，你你行吗？”武松说：“你这个动静是要哭，是怎么着？嘿嘿，你哭也没用，来吧，小。” 哎，来就来，这金丝儿头上的帽子拿了去，吃的一声扒了光新娘，衣裳不拉了个单边架，照着武松直打量。武松一见哈哈笑，哈哈哈哈小嘞，行啊，还练过二年八字行，这么着你是有两下。来来来，我叫你转世投胎领朝娘，金丝儿倒说你别吹，招爸爸，这金丝儿。 他照着武松用力量，照武松黑虎掏心就一拳。武松他闪身躲一旁，一上步单拳奔左肋。这金丝儿身子一蹲躲的强。武松他又是连环推呀，啪把金丝摔得地当阳了。跟上前磕膝盖顶住金丝肩膀头，擂打窝了用拳砸。老百姓一见哈哈笑，呵这一会儿挨皮锤抡的金丝塌头上了。这武松嘣。 蹦的走几下，金穗在地下叫了娘了。好汉爷爷别打了，我软硬肋条都有伤。你要是把我给打死，俺家里还有二爹娘。武松说：“我闹闹性子就该揍死你啊！那你还挂着恁爹娘？好吧，看在你爹娘的面上，我饶了你。你可得答应我十一桩。好汉爷，只要你饶了我这个命，十件八件我承担。” 武松说：“没那么多，就一件你领我去找姜大王，要答应，领我走；要不答应，我叫你活阎王去找死阎王。 <laughs> ”走，哎，好好好，我领你去走，哎，好走。武松一抬腿，金丝就站起来了。他一边拍着身上的土，一边就琢磨呀：“哎，该着俺走，怎么这阵子手下人一个也没有啊？”各位，他手下人来了是来了，都看见了。 可一看金丝都不行，谁还敢上啊？哎，都装看不见溜了。金丝心想，叫我领他去找蒋大哥，俺大哥这阵正在那儿露脸了。啊。正在这双喜临门的时候，他刚刚到了十恩的酒馆又赶上过生日，这功夫正在彩棚里看戏呢。假如这功夫我真领着这个大哥去了，把他引到彩棚里，见了俺大哥，我说么呀？ 俺哥要问我，哎，兄弟，你领来的是哪里的朋友啊？给哥引荐引荐那时候我怎么说呀？我说哥， <laughs> 我领这个大个呀，是来揍你的。哎，这像话吗？哎，有了，我来个将计就计，哪里人多，我往哪里领他。到了人多的地方，他的眼就不够用的了，我就留好。 找个人多的地方，我就跑。那个时候，我要再找到俺哥，把徒弟们也集合起来，把会场围上，活捉这个大个子。对，武松看着金丝站起来直发愣，就催他：“哎，怎么样，走不走？”哎，好，走走走。金丝就在桃里走啊，好跟着好汉武二郎正行走，来到了，前行到了会场上哟，好大的会。 一眼望不到边，尽是人呐，男女老少乱嚷嚷。武松说：“金四儿，站住，别走了！哎，什么事？我叫你带着我上酒馆找蒋门神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？”哎，金四儿说：“这里逢会，俺大哥是会首，又是他的生日，为这事儿啊，唱了四台大戏，他正在那里看戏，还带着收税呢。” 武松心想：呵，蒋门神这个小子可真会干发财的事儿啊！这发财的门路，他可想的真多呀！武松说：“走，正往前走，抬头看，来到了热闹玩笑场。这一边儿蹦了蹦了个唱大鼓，那一边儿大姑娘唱的是弦子腔，把式唱上更好看，飞刀花枪耍的强。” 这武松光顾了看打拳卖艺的了，这个时候金四儿啊，趁着武松不注意的时候，一哈腰噌也跑了，干什么去了？找江门神去了。武松还想叫他看耍枪的那一扭脸来看，呀，没影了。武松心说真别扭，好容易找这个带路的，又叫他跑了。武松心想还得自己找去。这武松晃里晃荡往前走，哇！ 就看见大马边来了人一帮，这些个人外戴着帽子，斜楞着眼，但配着小褂露胸膛。这个叫兄弟，那个喊哥，走，咱都到赌博场里玩一场。这个说我三个骰子掉三猴，那个说。 咱六个筛子干老杨，有一个说：“我掷筛子不如你，要摸宝盒我可在行。我那个宝盒能使翻天印，四块子我都能装上。我要在会上赢了银子，咱都到街上喝四两。”有一个说：“兄弟，咱在这赌博场上混饭吃，可得先拜望拜望姜大王。那是啊姜门神使会手嘛，咱就得先把他拜望。那咱走走，得哎。” 慢着，咱上赌博场上看看开了局没有？咱先报什么号，再去拜望蒋大王也不晚呐。嗯，对，走走走。武松一听，心说：“这个巧哎，我就跟着他们，跟着他们一块儿，准能见到蒋门神。只要见着面，我抓住就走。”可又一想，我这腰里连半两银子也没有啊，跟着他们，他们要叫我赌博怎么办呢？ 这武松照着那边一瞟眼耶，怎么那么强？那边有半截破瓷缸，武松他上前把瓷缸摔了个碎，嘣嘣嘣就往他的腰里装。破瓷缸筷子装腰里，他疼着个肚子跟不上了。跟着众人往前走，就听见前边不远赌博场里乱嚷嚷，这边喊耍溜猴，啊，那边嚷着耍绵羊。打前边过来个老头子，一伸胳膊。 就把武松等人给拦上了。哎，我说政委，政委，才来呀！那边都摆了好几摊了，我这里一摊还没有呢。政委多关照。有个高个的说：“哎，老头，我们先去拜望拜望江门神，回来都到你这个局上来。”哎，老头说：“你们大伙先玩着，我派个人去跟大王爷说一声，不就完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先来着，先来着。”武松在后边一听，呵，这个巨头有两下子。好，我看你派谁去？ 你派谁去，我跟着谁。老头这时候往后边一看呀，就看见武松了。这些人呢，一见老头这个眼神往他们后头飘，大伙一闪身儿，就把武松挺着的那个大肚子露出来了。老头一看，哇，这个大个的肚子鼓鼓囊囊，疙里疙瘩的，哟，他们是带了财神爷来了。我可不能放他跑了，得过去搭搭话。 武松一看见老头直往自己肚子上飘，心想：这个老头怎么光看我的肚子？哦，那我当了财神爷了吧？哎，我得给他打打话武松说：“你干什么，老头？哼啊哈的，想咬我一口是怎么的？”老头说：“啊啊啊，那个，呃，你贵姓啊？啊啊哦，武松说：俺姓武，俺哥俩我排行老二。哦那你就是武二爷了。” 好说好说，甭客气。哎，吴二爷，你喜欢玩什么呀？我就爱掷个骰子。呀那巧了，吴二爷，你看这些朋友了吗？都是爱玩骰子的，那你就别走了，一块玩会。怎么样啊？老头一边说着，一边给那些人使眼色，又歪鼻子又歪嘴。这些人会意啊，哗啦一声就围了个大圈哎，吴二爷，玩会儿玩会儿玩会儿，咱们是三个骰子掉三猴啊，还是六个骰子干老样 武松说：“吊三猴那太小，咱们来六个筛子干老杨。”这个老头把六个筛子拿出来，筛子盆搁在了正中央，六个筛子往里撂。这武松抓将过来一掂量，武松心想：反正他还没差人去找蒋门神，我等着也是等着，就给他们玩玩。你什么时候派人去，我什么时候跟上。看来这帮人呢，也不是正经八本的庄稼人。 不是老实人，耍耍他们。对，武松说：“各位下吧。”哎，老头说：“怎么个下法呀？咱们得指指筛子，大大点儿啊！啊，该谁做庄谁做庄。”武松说：“别大点儿了，二爷我爱指头一庄。”都，哎，那不公平啊！应该是谁的红多谁先指。武松说什么红啊？哎。 四点为红啊！我要是指四个点，他指五个点，那就是他的红多，哎，他的庄他先指，武松说：“别指了，我是六个点，我做庄。走，哎，还没指呢，你怎么就六个红了？不用指，我得先做庄。我，武松为什么不让打点啊？有个缘故，因为武松没有银子，他心想一打点要是我的庄还好啊，庄。” 不用先搁钱，要是人家的庄怎么办呢？人家那边下银子，这边扔票子，我呢下什么呀？下瓷缸筷子，那哪行啊？所以武松他是非指头庄不可，这是有他的目的的。那个说，哎，他指头庄就指头庄吧，啊，谁指头庄都一样。这个说这样来不保准，咱还没把托换上托。 托是什么呀？这是赌博局的暗语，托就是假骰子，是灌了铅的骰子。自己的骰子他自己心里明白怎么个使法呀。只要他一掷都是大点儿，别人一掷都是小点儿。所以这个人说把托换上，他只是想拐骗武松的钱呢。拿着说，哎，先下神儿后拿鱼呀！第三把的给他学上。 武松说：“下吧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呃，这个说我两个元宝一固定，哪个说我三个元宝都下上？这个说，呃二十吊这个钱票子，我全下了，一码下这个溜溜光武松想：我要是只一家赢了，我拿过来；要是输了呢，我陪他吃钢筷子行吗？那非打起来不可。 哎，一个羊也是赶，一群羊也是放。我来他个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这么干了，全吃来呀！我指着你烧了他。这回二爷吃桶装，这武松脑后侧身大甩把，哗啦啦六个筛子乱咣当。武松把筛子往盆里一撂，跟着就把那个腿呀往前伸过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这样为的是离那个筛子盆好近着点儿。 镇这边呀，有武松的想法。他想要是个好点儿，我就搂钱；要是个孬点儿，我把盆子一提，我就打架，抓住一个，好让他领着我去找家门神。我可没工夫跟他们老赌博。盆儿里看坐下了三个幺，两个六，剩下一个筛子乱咣当。下钱的一见害了怕了，幺啦幺啦开了枪，幺幺。武松闻听一瞪眼，劈头就是一巴掌。你喊什么？哎。 五二爷，你这骰子俺叫点啊，你干嘛揍俺一巴掌？武松说：“你这个小子输不起，你要了要了，我烦得慌。烦，那个小子为什么喊要呢？因为再来个要啊，武松就干了。已经有了三个幺，两个六了，要再来一个幺，不成点儿了，那得重掷。要不那个小子怎么要了要了的嚷呢？可是叫武松这一巴掌啊，给揍愣了。正这功夫，嘣儿。” 那个晃着的筛子也落住了，大伙儿抻头一看呀，这是个六，都傻了眼了。武松这个时候可沉住气儿喽，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声：“老头，呃呃呃，在在这儿了。你看这是个什么点儿啊？”老头早就看见了，十八点绵羊。哎，可这个大个怎么不搂钱呀？他怎么还问我是个什么点儿啊？哦，明白了，他是个外行。 掰脖子，我得抓他个空子。呃，哎，这吴二爷，这个点儿，那个你们那里叫什么呀？武松一听，哦，闹了半天他们是一伙呀，这是串通起来涮我呀。武松说：“这个点儿啊，到俺那里叫撒幺撒六十八点绵羊。我想这天下的老瓜都是黑的吧？啊，你们这里叫什么点儿？” 老头一想坏了，他说：“天下的老瓜一样黑，我要说不叫绵羊，他能揍我。干脆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二爷，你不说天下老瓜一样黑吗？俺这里也叫绵羊。”武松说：“只要叫绵羊，那就行了。”这武松把银子票子一呼啦，嘣嘣嘣就往他的腰里装，把银子票子全装完了，又把那个筛子一点量，各位下吧，啊。 怎么还下呀？刚才二爷你指过了，轮庄就该我的庄了。武松道：“说快下点吧！呃这会儿还是我坐庄。哎，这身子哪有坐庄的？”武松说：“不叫我坐庄，我就不来了。你们爱谁坐庄谁坐庄。这哎哎，别别别别，不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接着来，接着来。我六个元宝一固定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刚才不是下了俩吗？”啊，对对呀，赌简赌花不赌赖。 武松说：“这么说要赢了，你还赚我四个了啊？是啊，可这赌博谁知道谁输谁赢啊？来吧，伙计们，大伙下，我下两吊四，我下两吊五，我下五吊，都下好了吗？”武松说：“撒手，好家伙！” <laughs> 这会儿我要输了，我刚才赢的钱呀，还不够赔一家的。武松心想：要赢了我就拿着走；要输了输了，输输输了我赔他破瓷缸。这武松脑后侧身大撒把，哗啦啦六个筛子乱晃荡，坐下了个幺二三倍儿，来了个四，吧唧又来了个五倍儿，坐下了个六幺二三四五六，通天大顺。这个点儿倒比绵羊强。 我老儿又把银子票子一换了，嘣嘣嘣，又往腰里装。他把那些票子装完了，就剩下银子没法装了。为什么银子装不下了？他腰里竟是破瓷缸吗？呃，这武松把小褂铺在了井底下，银子搁到了褂子上，用手一缠一吃劲儿，嘣的一声打在了肩膀上。你们几位先玩着，哦，我到那边喝死了。呃，呀，你不来了？啊，不来了。我看着你们这个局上不顺眼。 输赢斗得闹饥荒，这些人哪能让他走啊？一个人扛了他一肩膀。武松一看走不了了，把褂子放在地当羊。武松说：“哪一个上前摸褂子？我叫他尝尝铁巴掌。” 老头一看要打架，身势一立开了枪。我说：“好汉爷，这些都是穷光蛋，就指着在会上弄点钱来赌饥荒。你赢了钱都拿走，叫他们依靠那堵墙啊？你得让他们老会点啊！还赢了就走，不想当。”武松说：“我看你们就像是浪荡鬼，不务正业胡逛荡，都学点好不行吗？” 整天来赌博，这是过日子吗？从今后你们哪个再赌钱，我碰上每人五巴掌，我五巴掌一下头就没了。二爷，俺再也不赌了。老头说：“可是你老人家怎么也赌啊？”武松说：“啊啊，我哪有功夫来赌博呀？我是找门神蒋大王，蒋门神不讲理儿，我来替乡里乡亲报冤枉。” 你看着我腰里这么鼓啊？啊，你觉摸着我有银子腰里装？嗨，我这腰里哪里是银子？说着话，倍儿掏出一块破瓷缸来。你们谁输的银子票子还给谁？你们差个人领我去找姜大夫。老头冲那伙人说：“哎，你们谁领着去啊？” 这些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哪有敢去的？老头冲着武松深施一礼：“武二爷，你是大英雄，有英雄胆，又有好武艺，你敢去找姜门神，可别人不敢呀。别叫他们为难了。”武松说：“那好，我自己去。”老头，那戏台是不是在这个方向？哎，老头说：“对对对，我听人说姜门神爱看戏。”各位，再会。 等我打完了江文顺，你们都找我玩去。哎，是了是了，多谢二爷关照。好汉武松下了东北，甄段姐说到了会场上了，眼睁睁就是一场闹，下一半了在街上。